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参加《我是歌手》对你来说有挑战吗？我不太会唱别人的歌，因为我以前都是唱自己写的歌，唱别人的歌是有挑战的。我的很多压力也来自于此。 人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压力的吧。对啊，就像有时候必须去考试一样。说实话，以后你还会参加这样的节目吗？不会了，这样的经历一生有这么一次足矣，没必要总是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些年你还是有了点改变。如果说成长和成熟是改变，那就是改变。其实更多的在坚持，坚持是不自觉的。我只想过做个歌手，也许我只适合做这类事。 可以说这是坚持吧，别人看来是坚持，自己看来就是做喜欢的事。好多人都是在就要忘了你之前，又被你的突然出现感动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在很多时候，你喜欢的未必别人喜欢，更未必被市场喜欢。但是你喜欢的东西，如果坚持做到底，把它做到极致，别人或者市场是有可能接受的。假如你做的东西既不是你喜欢的，又不是别人接受的。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做下去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。你对音乐市场有什么看法？在我看来，做这行的没有什么人真正懂市场，每个人也就几首歌曲可以算是真正成功的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做点儿自己真正喜欢的呢？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很痛苦的，只有一种情况除外，那就是你本身根本不爱音乐，就是想成名，名利足够让你获得快感。 这算是你在四十岁时候的感悟吗？我的人生是相反的，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是不惑的，四十岁反而又困惑了。三十岁不惑源于自己对世界的未知，可到了四十岁，真正了解一点社会之后，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是无解的。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哪来的什么答案？六，对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男的是什么态度？ 七、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八、男的认为自己沉寂之后又能感动别人的原因是什么？ 九，对音乐市场，男的怎么看？十，男的四十岁时有什么感悟？